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七十八集。云梦寒抱着脏兮兮的抹布出门。云梦寒走后，坐在暖阁里正全心安慰素隐月的叶崇玉，暗暗朝门口望了一眼。 叶崇玉觉得自己做的非常隐蔽，其实素隐月看到了。素隐月不动声色，低头捂住嘴咳嗽。叶崇玉听到声音，连忙回过神：“表妹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素隐月咳嗽过后，脸颊都浮上了不正常的嫣红。她每一个动作都表明自己很不好，可是却露出个虚弱的笑，摇头说：“啊。” 我没事，我这个身体就是这样。表哥，不要再为我费心了。那怎么行？叶崇玉矢口否决。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把你治好。叶崇玉说着，看向魔医：“魔医，你刚刚所说的办法到底是什么？魔医叹息一声说：“唉。” 苏姑娘现在的状况，并不是因为病，而是因为伤。她体内龙丹破碎，元气大伤，诱发了积年旧疾。要想彻底根治，只能从龙丹上着手。素隐月的脸变白了，叶崇玉看到心疼，紧紧握住素隐月的手说：“表妹。” 你不要担心，我这就去外面找一个龙族，将龙丹挖出来给你治病。魔医依然摇头，不可，龙丹是龙全身精华所在，虽是无价之宝，但是气息十分霸道，不是任何人都能消受得起。尤其是素姑娘，她龙丹破碎。 心墙被龙丹碎片割得伤痕累累，已经承担不起另一颗龙丹的冲击了。叶崇玉的手不自觉握紧，旁人以为叶崇玉在担心，唯有素隐月知道，是因为心虚。素隐月对林崇玉的一切心知肚明，叶崇玉也知道这件事儿，所以他不遗余力的对他好，这并不是旁人以为的爱情。 这是讨好。苏隐月心里明明白白，哪有什么爱和喜欢呢？一切不过是因为他拿捏住了叶崇玉，所以叶崇玉只能任他操控。但是没关系，叶崇玉喜不喜欢他，爱不爱他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只要最后他只能留在他身边，和他过一辈子，那就够了。叶崇玉掩饰住内心的变化，依然露出强硬表象，问。 那该怎么办？魔衣顿了顿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苏姑娘经不起强烈冲击，可是又实在需要一颗健全的心脏。刚才那个丫鬟，就正好合适。”叶重月的手指骤然缩紧，将床沿的雕花折下来一截。 素隐月的视线温温柔柔地投过来，轻声问：“表哥，你怎么了？”叶崇玉下意识将碎片藏在掌心，紧紧握着拳说：“我没事了。”魔仪见状，继续说道：“虽然她做丫鬟打扮，可是我一眼就认出来，她是难得一见的仙界灵草，可以生死人肉白骨。” 用他的机体入药，任何致命伤都能治好。如果将他的心挖出来，换到素姑娘体内，那既可以代替龙丹，又可以抚平龙丹炸裂时在素姑娘胸腔划出来的伤痕，还能逐渐改善素姑娘先天不足的体质，可谓一举三得。 叶崇玉听到后沉默了，素隐月让他想了一会儿，见他还不表态，不紧不慢的说：“还是算了吧，这样一来，恐怕云姑娘非死即残。我本就是将死之人，何必再连累一个健康女子？表哥，我知道你和云姑娘有情，等我死后，你可以娶了她，让她替我照顾你。”叶崇玉咬牙说。 不可！我说了会不惜代价救你。她不过是一个卑贱的丫鬟罢了，能将心换给你是她的荣幸。只是换心太过惊骇，她恐怕不会愿意。如果她剧烈挣扎，换心很难成功。蒙一沉吟，因为这确实是个问题。如果云梦涵剧烈挣扎，心脏受损，恐怕剥离出来素隐月也没法用。蒙一想了想，提出一个不算解决办法的办法。 我有一计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我已请说。这段日子，派人去接近他，对他好，争取到他的信任后，骗他喝下治疗素姑娘体内暗伤的药。等将他的心改造成药性后，再趁他不备，将他迷倒挖心。说起来很简单。 但是具体实施会出现很多问题，叶崇玉光想想就发现许多漏洞。他说：“长期让一个健康的人喝药，就算是再亲近的朋友，恐怕也做不到。朋友不可，夫妻却能。”摩衣说：“苏姑娘刚才说那个仙草对叶公子有旧情，这就更容易了。” 让叶公子假意接近，将他骗到手后，再慢慢灌药。等时机成熟，就杀人取心。为了取信于他，叶公子可以答应他成婚，婚后以求子的名义喝药，那就更顺理成章了。云梦涵自从撞见了叶崇玉后，生活突然好过了起来。 叶崇玉时常会来看他，得知他的处境后大怒，处置了好几个欺负过他的丫鬟。生活好像回到了中山，她是无忧无虑的小师妹，任何事情都有门派替她准备好，她只需要快快乐乐的和大公子谈恋爱就够了。很快，他们两人恢复身体关系，夜夜痴缠。在一个深夜，意乱情迷时，叶崇玉说出要娶她。 幸福到来的太快，简直让云梦涵觉得这一切都是假的。背井离乡的苦楚，不适应魔界气候的压抑，以及在雷烈王府受到的委屈，这一刻仿佛都有了意义。原来他经历过的那些波折，都是为了这一日做铺垫。那是上天降给他的考验，只有通过了，才能嫁给心爱之人。 云梦涵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，全身都轻飘飘的。这时候，突然发生了一件事，给云梦涵迎头一棒，瞬间让他清醒过来。什么？云梦涵瞪大眼睛，都说不出自己的心情。你要给二公子发请柬？对。叶宠玉表情淡淡的。 这个名字就是他永远的痛和恨，叶崇玉说：“我这个做兄长的大婚，怎么能不通知他呢？听说他现在已经是中山家主，还颇得天地看重。哼，我也想见识见识，天界风头最盛的天才仙君，到底是什么模样。”云梦涵下意识的拒绝，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为什么抗拒，就已经把反对的话说出口。 何必呢？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魔界，对钟山来说这是背叛。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就好了，何必还要招惹他们？叶崇玉看着突然激动起来的云梦涵，眼睛怀疑的眯起：“你为什么很抗拒见他？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”他在害怕什么？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不想以这种身份再见林青霄。 自从来到魔界后，叶崇玉的性情大变，变得越来越多疑猜忌，甚至屡次怀疑云梦涵不真。云梦涵不敢将这些原因说给叶崇玉，只能模糊的说：“二公子那么清高骄傲的人，他不会同意的。”中山福宁殿内，林清霄将请柬扔在桌上，身周的寒气几乎化成实质。 荒谬！林青霄说完后，按住眉心，都不知道该生谁的气。不久之前，雷烈城的使者刚刚离开，两军交战不斩来使。仙魔虽然关系紧绷，可是送请柬的人是递了通关文书，按照外交礼节，正正经经代表雷烈城来的。林青霄没有将人拒之门外的道理。来使不仅仅是送请柬。 他们仿佛故意挑衅林青霄一样，特意表述了雷烈王多么器重叶崇玉，叶崇玉归入魔界后，修为进展多么迅速。他们说，叶崇玉现在已经是魔将高阶，不日将冲击魔君。他们这样说明显是为了和林青霄打擂台。林青霄现在便是天仙高阶，正处在飞升上仙的关口。 叶崇玉原本远逊于林清霄结果叛魔后修为一日千里，几乎同时和林清霄进入晋级关卡。虽然洛寒觉得这里面的一日千里要打很多折扣，仙界也可以用药物快速将修为拉起来，但是这样注水的修为有什么必要呢？战斗时一击必溃，反而还会毁坏自己的根基，无异于拔苗助长。 林清霄一言未发，接下请柬。等使者一走，他立刻沉下脸。荒唐！叶崇玉、苏引月、云梦寒，每一个都荒唐至极。洛寒坐到他对面，轻轻捡起请柬。叶崇玉和云梦寒喜宴，请邀中山家主林清霄出席。叶崇玉致。 洛寒看着这句话，亮点太多，都不知道该从哪一点说起。他停了一会儿，问：“那素隐月怎么办？”素隐月为爱私奔的壮举已经传遍了，素家父母屡次想接素隐月回来，素隐月都不肯。因为这件事儿，林山最近颜面扫地。没想到更丢脸的事儿还在后面。 苏隐月为了叶重玉，抛弃荣华富贵，抛弃林山继承人身份，抛弃父母。最后叶重玉大婚，新娘却不是她，太尴尬了。倒贴也不是这种倒贴法吧？林青霄气得都说不出话了。林青霄并不关心素隐月死活，可是他干出来的这些事儿，连林青霄都忍不了。他好歹是正统的应龙一族。 怎么能自轻自贱到这个地步？林青晓眼眸中含着火说：“为了一个魔人不顾性命，还背叛自己的种族和家国，简直扯得可笑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